第十五集，方清明果然闭上了嘴巴，却不是因为受到他的提点恍然醒悟，而是显然有其他的话要说。他目光灼灼的看向他，林和熙面色稍顿，脑中首先浮现出面前的人喜欢上自己的可能性来。假如对方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接近他，林和熙自然会是毫不拖泥带水的回绝。然而。 方清宁看上去又不像是喜欢他，只剩下一种可能性。林和熙不动声色的回望他，果然见方清宁紧张的指尖轻抠桌面，小心翼翼且欲言又止的张嘴问：“我听说你是私生子。”林和熙眉间轻扬，半晌后十分坦然的答：“我是。” 方清明轻轻吐出一口气，面上渐渐爬起沮丧。我也是。他鼓起勇气抬眸，仿佛吐出埋藏已久的秘密，又仿佛是卸下心底多年的负担。我妈，是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。林和熙神色清蒸而后伸手安抚般的拍了拍他的脑袋。 原以为下次再和游虫几人见面会在下次的野外生存选修课上，却不想下次上课以前，周轩就先带人来宿舍楼后的露天小篮球场堵他。昨晚替宁南上完课以后，林和西嫌麻烦，没再跑校外的出租房，而是回学校宿舍睡了一晚。宿舍其他三个室友和他关系都不好，见他回来睡觉，本就不怎么高兴。 又因为校园网十一点准时断网，心情更是坏上加坏。索性在辅导员前脚查寝结束离开以后，后脚就出门去网咖上通宵。没了那三人在，林和西单独留在寝室里也乐得自在。第二天上午起床，去楼下买了早餐回来吃完，他从自己书桌下面抱出落满灰尘的篮球，洗干净，带到宿舍后的小篮球场上打。 一个人打球没意思，他又打电话把平日里喜欢跟在宁南屁股后头的那几人叫过来。那几人原本都翘课在寝室补觉，被林河熙的电话给吵醒，满腹怨气却又不敢言，只能匆匆洗漱结束，赶去宿舍楼后的小篮球场。林河熙坐在篮筐下拍着球等他们。那些人来了以后。 面色看上去都像是有点没睡好，心知昨晚宁南不可能是真的有事，多半是为出去玩找的托辞和借口而已。而面前这几人势必又是跟着宁南在外玩到很晚，并未揭穿宁南的谎言。林和熙随口问道：“哎，宁南呢？你们今天怎么没跟着他呀？”被问话的几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要怎样开口。 最后还是有人站出来，含糊其辞的解释：“呃，他心情不太好，没回学校。”林和熙一听就知道他话里有鬼，却也没有再追问，弯腰捡起脚边的篮球，丢进那人怀里，起身道：“ <laughs> 来吧，我们打一场。”接球的人却没有说话，视线直直越过他肩后，面上浮现几分不易察觉的惊慌来。 敏锐察觉到对方的不对劲，林和熙转头朝后望去，远远就见理工学院一帮男生目标明确的朝他们几人走来，个个周身隐约透着股气势汹汹的意味。林和熙指尖轻抵下巴，若有所思的站在原地没有动。那帮人走近后，林和熙发现来的大多是篮球队的人，尤崇也来了，穿着球衣，腋下夹篮球。 像是对他们的事情漠不关心，神色冷淡的从周轩身旁走开，在原本林和熙坐过的位置弯腰坐下，抬起一条腿将篮球踩在鞋底，拧开矿泉水的瓶盖，仰头喝水。有个小麦色皮肤的平头男生站出来，语气很凶的问：“你们谁是林和熙啊？”这才将目光从牛虫身上收回。林和熙道：“我就是，怎么了？就是你。” 视线夹裹着怒意横扫过来，那人二话不说就上前来要伸手抓他的衣领，林和熙敏捷的侧身躲过，脸上还挂着笑意，其中却有疏离和冷淡渐渐漫出。有话好好说，一上来就动手算什么事儿啊？平头男生目光紧紧盯着他。我操！你他妈撬老子墙角的时候不讲道理！ 现在还要我他妈给你讲道理？林和熙神色莫名的瞥向他。我们认识？对方冷笑道：“当然不认识我，你认识我女朋友。”林和熙露出麻烦又头疼的模样来，反复回想过近来与自己有过来往的女孩子，却也只找出一个方清宁，差点就要以为方清宁是在故意骗他和接近他。林和熙耐着性子又问。 你女朋友是谁啊？冷眼旁观林和西与平头男生对峙的周轩情痴。哼，看来被你撬过墙角的人不在少数啊。”林和西对他的话置若罔闻，平头男生怒气冲冲的质问：“你敢说你上周没有去参加什么联谊？昨天晚上没有去参加那个生日派对？你敢说你两次见到我女朋友的时候都没有故意撩她？”重点落在最后那句话上。 林和熙真心实意的面露好笑。既然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为什么要去参加联谊？更何况，他稍顿了顿，口吻略带同情。你难道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？撬墙角这种事，向来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大概是被戳中了痛处。 平头男生面色铁青，拧紧拳头就要对着他的脸砸下来。林和熙身高与他持平，抬手将他的拳头拦在半空里。如果真想打，听我把话说完再打也不迟。他神色不快的斜眸，口口声声说我去了昨天晚上的生日派对和上周的联谊会，你是亲眼看到了我的人。 还是亲耳听到了我的声音。有人忍不住开枪道：“许愿花的闺蜜上周四前就说过，周五和你们有联谊活动，我们都亲耳听到了。昨天晚上你走得快，我们没看见，但是都亲眼看见你身后这几个人在场。”林和熙想了想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上周五宁南叫他去参加联谊，只不过他因为要回林家，所以拒绝了。至于昨天晚上，那就更加离谱了。 他回头扫一眼身后那几个宁南的跟班，转头对说话的人道：“你以为这几个是我的跟班？”对方眼含不屑：“ <laughs> 整个学校谁不知道，这几个人是你和宁南的跟班？”林和西神色渐冷，他算是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了。宁南带人和隔壁院系的女生联谊，撬了面前这平头男生的墙角。 不想这人和周轩他们那伙人关系不错，宁南得罪不起周轩这样的大少爷，索性为了躲麻烦就不回学校。而当事人的女朋友大约只含糊其辞的说要分手，却没有说是因为谁要和他分手。林和西道：“既然是我和宁南的跟班，那为什么撬你墙角的人不能是宁南呢？”对面的人道：“你当我们傻吗？我们已经查过了。” 宁南昨天晚上在学校上课。林和熙点点头，也不辩解，而是再度转身看向自己身后的那几人，语气中没有太多的情绪。你们自己说，周五的联谊和昨天晚上的生日派对，我在不在场？比起林和熙，几人更怕得罪宁南，他们选择了沉默不语。对他们的反应并不怎么意外，林和熙回过头来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们。” 周五的联谊，宁南叫我去，但是我没有去。昨天晚上，我也在学校替宁南上课。周轩满脸浓浓嘲讽：“嘴巴长你身上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至于是真是假，不是你那几句空口无凭的话就能解决的。”林和熙面不改色：“证据我也有。”他转头直勾勾望向篮筐下始终置身事外的油虫。 尤冲两条长腿随意交叠，低头坐在那里翻看手机。察觉到林和熙的注视，他冷淡的掀起眼眸看过去。林和熙道：“周五的联谊我有没有去？他可以证明。”